第二部分第六到十题，请选出正确答案。现在开始第六到十题。第六到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您好，我们都知道您二十五岁，考古系毕业就一头扎进了敦煌，在敦煌一待就是几十年，被誉为“敦煌女儿”。今天您就跟我们谈谈敦煌吧。 刚去的时候，虽说对大西北恶劣的自然环境早有心理准备，可是没想到反差那么大。那时候整个研究所只有一部电话，晚上只能用手电照明，上厕所要跑好远的路，和北京相比简直就不是一个世界。可是每当我走过石窟的时候，都会赞叹：敦煌太好了，太美了。敦煌莫高窟从发现到现在一百多年了。 把毕生精力都献给敦煌的人不少吧？是的，他一九零零年一被发现便轰动了世界。一九四四年，中国第一批有志之士奔赴敦煌，在那儿设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至今已有三代学人在遍布黄沙的偏僻荒漠撰写了敦煌传奇。我注意到您在那儿的研究不纯粹局限于考古。 您的研究成果包括敦煌石窟考古美术方面的书籍，有关石窟考古与艺术的论文，还有大量探索古遗址科学保护及管理的论文。另外，数字敦煌也是在您的提倡下实现的。当时，这在国内文物保护领域还是创举吧？对，敦煌壁画是画在岩洞里的，自然侵蚀会使壁画慢慢消亡。莫高窟犹如人体。 也会一天天变老。一百年前人们看到的莫高窟和现在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可是什么东西一旦数字化了就不变了？我们想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敦煌壁画彩塑艺术永久保存的构想。具体来讲，什么是数字敦煌？这还要从游客说起。我们发现很多游客来之前没有做功课，不了解莫高窟，来了直接进入洞窟。 看半天也看不出所以然。数字敦煌就是数字电影，把敦煌的历史、洞窟的相关内容以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相关资料研究成果汇集到了一起，这样便于游客通过数字敦煌先了解敦煌，再进洞窟参观，效果会更好。实践证明，数字敦煌很成功，它一问世就受到游客的欢迎。六。 女的为什么被誉为敦煌女儿？七、关于敦煌莫高窟，下列哪项正确？ 八，女的做的哪件事在当时属于创新之举？九，实现数字敦煌的好处是什么？ 十，游客为什么欢迎数字敦煌？